片冰心，梅花坨坨天气冷了，有的花呢，到春天开；有的花，它不冷还不开呢。 所以说是梅花欢喜漫天雪，那个梅花呢是指的腊梅，而不是春梅。梅花越冷就越开。冬夏大产期 基本上都是在冬天，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？那就是说，这个冷也是铸道因缘，保暖生淫诱。 饥寒乏道心。从这个次自然的气候来看，啊，到了冬天了，啊，这是秋收冬藏啊，正是，呃，天为一大天，人为一小天，正是收摄身心的时间，好时间。 禅宗这一法，我们这个用功，讲念佛是谁？起疑情，嗯，上来我们已经说过，这个疑情，初发心用功这时间。 这个人要有要起疑情，嗯， <clears throat> 这个念佛是谁？这个移情一直陪伴到你，一直送到你成佛啊！你们看这个念佛是谁呀？起疑情啊！ 冷严经》是开悟的，《冷严经》也是专讲心地法门的。《冷严经》有个二十五圆通，观世音菩萨的二十五圆通，啊，就是法轮文字性，性称无上道。 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在这儿用？就是用这个耳根远通，我不知道。说的人呢，蛮多的。反问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 这个反问文字性性成无的，什么样子反问文字性？具体讲，观世音菩萨从古观音如来那个地方，啊。 只叫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？怎么修法的呢？现在看看耳根远通。 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原来跟禅宗禅念佛是水，是一个道理。关于这一点，凡是有人讲到反问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的，可认识到这一点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 这个反问文字性怎么文法的呢？嗯，性成无上道怎么闻？是不是像一般人所讲的？我坐下来反闻呢，就是你不向外边攀远，回过头来。 文字性，就是用你的耳根文字性，文自己的什么性？什么叫个自信啊？自信就是佛性。 那怎么闻法的呢？你是个自性，就是佛性，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。如果今天作为耳根圆通修这一法，啊，你怎么闻这个自性？啊，他说我这个耳反而闻自性啊，他说我外边的音声不听。 好像是我坐下来以后啊，我这个好像是耳，就有自己本身有个音声。那闻这个，那怎么闻呢？ 二十五元通从文思修， <clears throat> 从文而后思修。这个文文什么？文什么呢？ <clears throat> 文是文法呀。 我们上来讲的，当人的这个三阴的了因佛性，了因佛性要借那个原因来启发的。什么叫做原因呢？ 就闻佛法，福的大众圆顿教，像我们在禅堂里，像讲禅宗这个向上一桌无上法门，不通过文法，你怎么晓得佛法呀？ 啊，怎么晓得自己还能成佛呀？怎么晓得自己还有个自信啊？啊，说我这个自信还跟佛一样的？文法就明白了一些道理，明白道理嘛，就等于开悟了。开了悟以后，才能够讲修行。 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，我们现在也在这儿修。说起来，这个修总备一下是离心意识参，看话筒。毕竟我们还在凡夫地上，还没有开悟。 还在迷，还没能够看到话头，还在话尾上。要到什么时候算是修呢？就是说，你见性了，明心见性了，就是开了悟了。啊，那个修呢，那叫做真修。 明性见性，一修一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那是真修。这个反的文字性，用什么文不是用耳饰而是要用，而是要用耳根。所以那个冷眼经，焦光大师说的，舍是用根。” 根是什么东西呢？根是根性，耳根有耳根的根性，眼根有眼根的根性。那么说我这个人有漏根呐，是不是有漏个性呢？哪里那么多的性啊？有一个还不够吗？ 所以，在教中讲，本是一经两分成六合合。这个本自性，如果把这眼睛高头，啊，它这个见性；如果这个自性要是把这耳朵高头呢，那叫个闻性。 啊，以此类推。啊，要摆在鼻子高头，那叫做嗅性。啊，摆在舌头高头呢，那叫做长性。所以说，在眼越见，在耳越闻。 啊，在度奔运，他有这么一套话。姓本来是一个，这个反文文字性是用耳根，不是用耳饰这个耳根，当你不圆外尘的时候。 那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啊，最初用这个弓，用这个耳根圆从这个弓入法性流，王所呢就是王一切外尘境界。 这个功夫怎么用？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，我这个反文文字性，我坐下来就什么都不想，我这个耳朵也不是个聋子啊，我就自己闻自己，并不是这个样的回事那是无知的人才这么说呢，啊，一文解义所以三世佛缘。 那他也有根据的，可不是我们自己自说自话，啊！梵文的文字性，归根到底跟禅宗用念佛是谁呢，是一个样的一回事。 怎么样的是一回事呢？他有一句话呢，说的非常恳切，啊，就是当你不远外臣反文文字性的时候，就是说我这个能文的是谁？这个反文文字性的功夫是这么用的，他也在那儿请。 他只是告诉我们，啊，这个能闻的，像现在我的外缘不闻了，外层境界不闻了，外头一切音声我也不闻了，所以我耳根来说嘛，反闻闻什么呢？就是我这个能闻的耳根根性能闻的。 这的耳根这个根性是不能闻的。你不要说，你有这个耳朵，耳朵呢是这个浮沉根，不是圣意根。那死人有耳朵吗？他就什么都有，什么东西听不到。哎，这个反问文字性的功夫呢，就是说我这个能闻的，呃，这个闻性是谁？ 啊，就跟我们参念佛，说念佛的是谁？佛是哪个念的？这个文能文的这个文性是谁？是谁呀？是什么样的？这个是经中讲的，最少是祖师讲的，啊。 原来二十五圆通的反文文字性是这么用的， <clears throat> 你看看，观世音菩萨从自修，啊，从因上说，从化他，这个前住有求，前住应，从果上说，你看他这个名字。 观是因，观 <coughs> 是能观之智，是因呢是所观之境。啊，就是拿世间上的人讲，你这个观嘛，就是拿眼，比如拿眼睛看喽，啊，这看只能看颜色了，那怎么能观音声呢？ 这个音上还能关吗？啊，哎，音上能关啊，所以冷眼睛叫做漏根互用，眼睛能看也能闻，啊，耳朵能闻也能看，这叫做漏根互用。 老和尚写了一部语录，那个《禅奇开示录》是在高明寺出版的，原来这版子是石印的。来果禅师的语录是在上海出版的。 那时候老和尚已经离开高明寺，那是五一年、五二年，啊，这个时间，在上海出版《来果禅师的语录》，因为上海嘛，不是在高明寺啊，上海有还有朱山，啊，这老和尚就客气。 在没有出版之前，哎，呃，请几位法师，请几位大德居士，啊，老冯客气啊，请你们给我看看有哪些不对呀，啊，要不要修改修改呀？那个老冯的语录稿子，我记不得是哪一个地方的，这里头呢有这么两句话。 闻声最喜作戒说听乐由耐敲诗。闻声最喜作戒作戒怎嘛，就是作诗啊，作记子啦。有些人呢，就是欢喜嘛，啊，文字禅师，这个呢，啊，能接受，啊，啊，闻声作戒 说听月敲诗，这个月亮应该是见呢怎么能听呢？听月叫叫这个，呃，这个敲诗，敲诗就是作诗了，啊，哎，那个居士呢，就给老和尚就改，他说见月犹耐敲，这个月亮应该是眼睛看的，足见得。 他不懂佛法，啊，啊，好像孩子出于好心，给他改了。老和尚呢也无所谓，你改就改了吧，啊，那个，嗯，不懂佛法，更不懂得传统的道理，其实这也不是传统的道理，嗯。 经常都这么讲的嘛，漏根互用嘛。反问文字性这个功夫，就是当你外尘不圆的时候，外尘境界不攀缘，啊，反问文字性用耳根，啊，这个耳根呢是能闻的，啊，这个文性不断，有这个性在，它这个文性就存在。 那么这个文性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个能文的是谁呢？啊，反问文字性的式是这么用的。这我就简单说这么几句话，嗯，让大家去体验体验，并不是说禅宗用功的方法，这是教外别传，哎，不是那个三藏十二部经底下找不到一个念佛是谁呀？ 念佛是谁这个四个字呢？在三藏十二部里向是找不到的。但是禅宗用念佛是谁起疑行这一个法，那在这经中呢，处处都有。难道说佛佛道通，佛祖就不道通了吗？啊，佛跟祖是一个鼻孔出气的。 我们也经常听到人家说，禅念佛是谁？ <clears throat> 这个功啊难用，啊，老是用不上去。他这个访问文字性，好像是，啊，这个经中讲的是最可靠，佛说的嘛，访问文字性嘛，啊，他是不是会用呢？未见得。 就是我刚刚说的，能文的文性是谁？是哪一个？那个反文文字性的功夫呢？就是这么用的。 <clears throat> 那这个从文思修，啊，他那个功夫呢，也是一步一步的深入。啊，出于文中，入六王所。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这个破五音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那就是破舍音如是见证闻所闻见那是破受音 静闻不住，脚手脚空，那是破行音；空手空灭，空脚机缘，那是破行音；空手空灭，寂灭现前，那是破世音，无音都破了。 那个功夫呢，也是一步深一步，一步深一步，啊，有心用到无形处，空所空灭啊，空都没有了嘛，一切法都一空建立的，空都没有了，空都没有了呢，那就个寂灭现前，啊，寂灭现前就是朗然大觉，忽然超越世间。 啊，十方圆明，得二殊胜。那个二十五圆通啊，到了成佛了，上求下化呢，上合十方诸佛，啊，宇宙如来本妙脚心，同一慈地下合十方六道一切众生，宇宙众生同一悲仰。那是二十五圆通，一部心经。 啊，直截了当的，啊，他没有讲一个次第，像那个二十五圆通一样。观世音菩萨，他那个观呢，不叫观，我们念呢，经常就给念到就观世音呢，好像这个观是观，这个观跟观呢，解释不一样的，观是念咒啊。 不去生，入理之心谓之观，不是用眼睛这个看，那是尘劳妄想。这观世音呐，啊，这句话呢，就是梵文文字性，从浅至深。 你的这个，你的这个智慧呢，不断的提升，不断的开发，到了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那个不念个行念恨，嗯都是就理说的啊。照见五问皆五问皆空呢，就是舍生相位处，啊是啊，这个舍受想行识。 五问，又叫做五音在施法界，施法界的众生，包括佛法界是究竟众生，都具足五问的，啊可是称为五音的。 所以教中常常讲个无因施法，众生假名一报国土，形成施法界因因果果，都不能够出乎这三法。 <clears throat> 有人曾经问过啊，他说那个无因还是还是有的，还是没有的？我说告诉他有的。哎，这个有的现在说是照见无问皆空啊。 舍受想行是舍，作为我们现前的一个人来说，这个舍呢，就属于我们的舍身，啊，一个身心合成一个人，合成一个众生。现在把那，那个首先要开心呢，开心就成为无因 可是五问，嗯，那么说五问皆空，这个五问究竟是空的还是有的？这个佛法呀，有的时候难懂就难懂在这个地方，它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它是是空的，有的地方它说有的，说空有说空的道理。 说有呢，有说有的道理都对，但是你要会会的理解，也要善会用。就施法界来讲，那个无因呢，就是施法。什么叫做施法呢？实实在在的，啊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，无因施法。 如果说三乐道的众生，哪怕是就是地狱里向的众生，他没有这个舍心，拿什么受地狱苦啊？拿什么受那个那受苦啊？你说我这地有里头但有舍，不在心，不在心，哪个舍得受苦啊？啊，我单有心，没得舍，没得舍，你看这地狱里相啊，那个十八地狱啊，五比地狱啊。 啊，啊，我们前年看了一本书，那个十八层地狱，墨子墨的，锯子锯的，割舌头的，啊啊，那个什么，都是有舍的，嗯，无因施法呀，就施法界来说，如果说你要有个施法界，这个施法界都是以舍心而建立的。 施法界里向呢有种种名字，这个没个名字，这个施法界就不能运转。假设我们这个人世间，要是没有名，什么都没有名字，没的名字，我们这个世界法怎么运转呢？嗯，怎么运转？它必须要有名字。嗯 就说我要吃茶了，哎，想叫想请人把那个杯子给我拿的来。啊你说你们有个名字，这个这这个法就不能就不能成立。所以世间法有种种名字，每一法界都有种种名字。啊，人也有名字啊，我这名字怎么喊呢？ 所以有了名字，就有语言文字，啊，所以建立世间法。出世间法也是这个样子。释迦牟尼佛出世，如果不讲经、不说法，啊，哪里有三藏十二部啊？就这个三法来讲，凡是名字都是假的。 哎，这一点啊，都要要要知道。所以众生假名，众生的就是众缘和合而成立的，都是假的。假到什么程度？物无应名之时，名无招物之功，都是假的。 凡是一个名字，啊，我喊杯子，杯子就来了，啊，喊一本书，一本书就来了，啊，它招物啊，招就是，嗯，嗯，就起这个功用。实际上，那个名字都是假的。说人人也是假的，人，你说人，你说你这个从头上到脚上，你们自己说说看，哪一个就叫人呢？各有各的名字。 啊，鼻子有鼻子的名字，眼睛有眼睛的名字，手有手的名字，脚有脚的名字，各有各的名字。哪里叫人呢？啊，举此类推，一切法皆如是。你说我这是个房，是个禅堂。我这个禅堂，禅堂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有砖头，有瓦片，有地板。 有墙有窗子，各有各的名字。你说什么叫做禅堂？哪儿叫禅堂啊？有这么多的因缘凑合在一道，哦，这叫个禅堂。说这个名字是假的，一切法皆如是，这叫做众生假名。 无因施法，还有一个呢，啊，你说众生讲名众生是正报，这个正报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前世修了人的因，而今生来投胎做了人，这个人也有个地方真呢，啊，他就讲这个一报。 一报一报国都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度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净度啊，四圣法界有方便有余，十宝庄严，常寂光净土都有它的依报。那是我是造了罪了，造了罪了下地狱，那个地狱就是依报。 啊，飞禽走兽，啊，海陆空都有它的这个世界。一报国土众生假名无因施法，合成施法界，啊，包括殆尽。施法界啊，这法界哪有这么多呢？啊！ 那个永嘉大师说的“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脚后空空无大仙”，说是“一声脚悟了，成了佛了，大脚朗然了”，啊，那说正者的呢，就不是十法界，那是什么法界？这个一真法界。 一真法界跟十法界是一个，还是离开十法界以外有个一真法界？还是一真法界就是十法界？佛法是不二法门。 说是施法界就是施法界，一正法界是一法界，是截然不同的是两回事儿，那是二法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在《心经》一开头，啊，恨甚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那个智慧达到了极顶的时候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施法界，啊，无因施法都空了。 得这么一正法界啊，永嘉大师他有一句话。 就是法身了了无一物，啊，本来无一物。本来无一物呢，就是一真法界。说个一真法界呢，那也是强力一个这么个名字的。啊，不知道怎么说呢？你要开口要形容啊，要指出来啊，要说个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也是个名字。本来无一物。 你们看看，我们当人这一念，啊，啊，如果你要作为一个反问文字，叫做“回光返照”，你看一看，有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本来无一物，不是说那个成了佛了，他是本来无一物；，那个开了悟了，本来无一物。他说我们都是凡夫。 我们应该说，我们这个东西里向，我们的心里向东西就多。你们看看，你们这个，大家每个人都有个心。这当人一念，有什么东西？顿教法门啊，那个漏斗大师啊。 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啊！本来无一物，那是要理性说的，啊，那是开悟的人所证得的。但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破地凡夫，无量劫来的习气、制作啊，你说咱们有一物？ 他不可能！好，这个肚子里像东西多得很，啊，尘劳烦恼无量无边。所以永嘉大师说的：“不出妄想，不求真。”这个妄想本来是假的，是空的，啊。 虽然我们认为我们一生用功，怎么这么多的妄想啊？啊，妄想再多，它毕竟是个妄想啊，因为它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呢，不要去除它，啊，不除妄想，越除不出本来就多，越除这妄想就越多。那不除，不除就没有妄想了，放下就是的嘛。 真的，真的本来就有啊，就算本来就有，求什么呢？我就讲本来就有嘛，现现成成的，还求什么？如果你还要求他，那就是头上难头。你看，永嘉大师郑道歌，虽然是禅宗的一一代祖师，啊。 那个正道歌，那些个语言，永嘉大师说的，不但是禅宗常常拿来用，其他任何哪一种哪一块都用，那都一样啊。嗯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啊。 你看，永嘉大师说的“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”，那个无名啊，无名是无名的实性，无名的真实性，这无名还有真实性啊？无名就是啊，无名的实性。 就就是佛性啊！啊，这个无名跟佛性，佛性是交了明白，佛性无名呢？无名是无不交了，不明白。明白跟不明白是一个，而不是两个。啊，你说无名不好，把无名去掉，啊，无名去掉。 说个，说说个说说个说个说个比方，就说你这一个人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人吧，每一个人，我们现在看了都没开悟，都是凡夫。啊，你说这凡夫不好，我不要这个凡夫，我要去成圣人，不要这个凡夫，我拿什么去成圣人呢？嗯。 迷跟悟就像一个手背一个手心一样，它都在一个手上。离开手背没得手心，离开手心没得手背。它只要你转一下子，哎，你说我这个人坏了，这个坏了不好，不好就不要他。啊，你就是社会上做人嘛，说是你这个人不好啊，做了坏事情了，还是犯了法了。 啊，方法怎么样呢？啊，方了嘛改造哎，改了就好了。你看儒教里是也这么说，那么一句话：人为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改了就好了嘛。 还就在你本人改呀，不是另外我这个坏的就不要了，另外找个拿另外一个好的从哪来呀？啊，所以是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嗯，你的法身在什么地方啊？嗯，人人都有个法身，啊，就在当人一念，就在你这个啊幻化的空身。 你这个身为真的是四大假合而成的， <clears throat> 四大本空啊佛法讲这个四大皆空呢，就是说，不是离开四大讲个空，就在这个四大本身上讲空，啊，当体就是空的。 当体就是空的，嗯，说是幻化空身即是法身，佛法就讲这么个道理，啊，你把这个道理，如果能够接受、能够理解，还不太亲切，好像是还不太明了，哎，你多想想，嗯，这很有好处。 就像我们刚才讲，全念佛是谁？哦，这是祖师讲的。我这个念佛是老用不上去，是不是还怀疑呀？啊，那个二十五圆通不是不是祖师讲的，啊，那是佛讲的。啊，二十五圆通是观世音菩萨亲证的。凡文文字性，我这个文性能文的这个文性。 啊，就是这个耳根，而不是耳饰是谁，是什么样子？他也在那儿找，啊找来找去的功夫呢，就越来越用越深了。初一文中入六王者，最初就是下这种功夫，啊。 一步一步的做的，哎，这给给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对于禅宗这一法用参念或者起疑情，不是没有旁证的，有很多的佛法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起疑情，起疑情。 二十五缘通那叫做舍事用根这一句话啊，嗯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嗯，那么在宗门下呢，在禅堂里用功呢，就是离心意识禅，心意识，那不是根，啊，啊，那是心意识。 是嘛就是漏尘漏这个漏根，啊地地地漏是啊意呢就是第七心呢就是第八，啊要舍去要舍掉这个心意识，在用怎么用法的呢？就是禅定佛是谁？得用这个意根，而不是用意识根呢？啊。 这个根呢，是本来就有的，是本有的。为什么说本有的呢？是本角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呢，那个德相呢，就是本角，以本角起十角，啊。 那个本角与实角不是两个心，就像我们参念佛是谁是谁一样，这个参念佛是谁，是不是还有个能参的，啊，还有个所参的，没有啊，啊，一心分能所，啊，对这个自心了自心，并不是说有一个能参的。 这个人有一个念佛是谁给我们参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也说明了呢，佛法是不二法门，反问文字性吗？啊，这叫做自信了自心我们常说的，什么叫念佛是谁？就找你自己，自己找自己，找别个东西困难呐。 那找自己找自己，应该说是那是，年年来便是，那还不变当吗？这个就是要我们自己说要要肯承担啊。那宗门这一法说来说去呢，啊，这个讲讲这是个理路啊，使我们在这一法上呢建立信心啊。说都是假的，还是要好好用功啊。说多了，感谢大家的好进来。